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九月流火。第二百三十集，他体内的魔神碎片在不断提醒他，魔神的本源就在不远处。中古大战的时候，他苦战良久，终于耗死了魔神。 魔神神格炸裂的时候，他没来得及拿出东西阻挡，一片碎片穿过他的龙鳞，潜伏在他的体内。林青霄从掉下绝灵深渊起就生出心魔，后来遇到了洛寒，他的心魔本来一直在好转，可是自从有了魔神碎片后，他的心魔不减反增，渐渐成了魔障。魔神死时，大部分碎片被女娲封印。 还有少部分逸散到各地，车市奉神图壁画中就是其中之一。叶重玉带着魔神碎片离开壁画时，林青霄立刻感觉到了。他也是那时才真正意识到，他的心魔到底是什么。魔神碎片在不断勾动林青霄的心魔，林青霄为了压过心魔，只能比心魔更加疯狂。 既然心魔因魔神而起，那他就不断杀死魔神，魔神复活一次，他就杀魔神一次，直到魔神再也没有力量凝聚。林青霄毫不避讳地说出魔神碎片，众人都惊住了，巫族人不可置信，就连叶子楠和邹继白也充满了惊吓。魔神碎片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。林青霄从不和人解释，他手中留过一道。 冰蓝色的光芒，光芒之下，一柄长剑出现在他手中。林青霄轻易不出剑，出剑必见血。他现在照出九霄剑，就是动了强攻的打算了。林青霄平静地看着云梦寒，云梦寒被这样的视线笼罩，身上都生出层层寒意。林青霄说：“交出魔神，若是等我动手。” 你就没有任何选择的权利了。林青霄祭出武器，巫族大祭司顿时警惕，也照出防御的架势。巫族大祭司说道：“荒谬，魔神早就死了。无论神魔，一旦死亡就不能复生。依我看，所谓魔神，不过是你胡编乱造罢了。你说这么多，还不是想找一个由头强闯巫族禁地？有我在。” 你休想！女娲的结界诚然强大，但是这么多年过去，女娲都消散了，何况她的结界呢？巫族的结界比之当年已经大大减弱。林清霄和洛寒停在结界外，是为了给巫族颜面。若他们真的想进，一道结界根本拦不住他们。巫族纷纷拿出武器，叶子楠等人见状也做出起手式。 眼看双方战局一触即发，洛寒说：“我们不欲打扰你们的清静更不欲惹出争端。如果你们不信，大可以将另一个人带出来，我们当面对质。”云梦涵刚才一口咬定进入村庄的只有他一个人，可是看你们的表现，他身边分明还有另一个人的存在。他出尔反尔，欲盖弥彰，你们就不怀疑吗？洛寒说话总是一针见血。他见说服云梦涵没用，马上转而去说服巫族人。 他们要的只是魔神，并不想和巫族结仇，能不冲突还是不冲突为好。洛寒不愧是嘴炮王者呀，他这样一说，巫族村里很多人想想，发现确实如此。云梦寒若是没鬼，何必遮遮掩掩，当着众人的面否认他的孩子呢？虽然巫族人不觉得会有魔神，但他们是女娲后人，多年来吃尽了魔族的苦。 检查一遍，并不花费什么，就当求个心安。有些年纪大的、经历过追杀风波的老人心动了。云梦涵看到不久前还对他慈眉善目的村人，一下子变了面孔，不可置信地指向这些人：“你们，你们竟然要推我和孩子出去挡灾！”云梦涵这话说得很不好听，有些老者不高兴了，说。 并非挡灾，只是检查一遍。若是没事，那便皆大欢喜。云梦寒不断摇头，喃喃地说：“我本以为你们是好人，没想到你们也是伪善之人。你们这样，和那些祭祀孩子消灾的愚昧村民有什么区别？世界之大。” 竟无人给予我分毫善意。原本还有些人觉得不妥，云梦寒这话出来，越来越多的巫族人被激怒。巫族大祭司本来心有怀疑，可是他看到云梦寒渲然欲泣的模样，心生不忍，说道：“好了，不要争了。她是个母亲，自然不肯让自己的孩子冒丝毫风险。云姑娘，你不放心别人。” 总该放心我吧，我单独随你去检查，我保证不会伤害到你的孩子丝毫。如果最终没事，我会向你道歉。巫族大祭司的话合情合理，巫族村人都同意了。云梦涵还是不愿意，他看着周围这些状似淳朴实则吃人的村民，感到一股股冷意从心里蔓延。唯有洛寒抓到一个亮点，孩子。 他哪有孩子啊？巫族的人被这话吓了一跳。云梦涵没有孩子，那他带到村里的那个婴儿是谁呀？他们还没有想完，一道黑气忽然从背后窜来，裹住云梦涵后，飞快穿过结界，消失在茫茫青山中。林青霄争得拔剑，剑气呼啸着朝黑雾追去。黑雾关键时候断尾求生，将一团黑气舍下。 另一半趁机远远逃走。林青霄剑气的尾风扫到结界上，将结界震得剧烈摇晃。巫族人，包括大祭司在内，全都看懵了。只是被剑气的边缘带了一下，他们引以为豪的结界就差点碎裂。如果刚才林青霄真的动手，这道结界对他来说，岂不是如纸糊的一样？ 现在，洛寒和林青晓哪还有心思理会巫族人呢？他们五人见到魔气，就各自出手攻击。魔神断臂逃走后，五人不约而同一齐追过去。小离已经完全呆住。巫族大祭司赶紧将人集合，说：“五族遭遇重大危险，你们赶快躲进祭坛，封闭入口。除非我回来，否则任何人不得开门。”那大祭司，你，我去前面看看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 巫族大祭司将全村人托付给巫族长老，自己循着灵气的轨迹去追洛寒等人。与此同时，叶崇玉也在沿河寻找云梦寒的下落。他突然看到半空中一道浓郁的黑气划过，他体内功法被勾动，叶崇玉立刻意识到，那是魔神。魔神果然还活着，而且看这次的魔气远比上次的老爷爷更凝实。 叶崇玉立刻带着人去追魔神。他们一路追到山顶上，叶崇玉已经从对面看到了云梦涵和魔神的身影。他想要飞过去接应，忽然发现自己没法飞行。不光是飞行，魔气、法术、法器等全部都不能用。魔神被迫降落，恐怕也有这个原因。山上弥漫起大雾。 将峡谷笼罩在茫茫雾气中，低头看深不见底，连接峡谷两侧的唯有一条孤零零的铁索桥。魔神似乎法力耗尽，变成了一个婴儿。云梦涵本能抱住孩子，他看着前方摇摇晃晃、没有任何护栏木板的铁索，目露迟疑。然而身后的人已经追近了，云梦涵咬牙孤注一掷，跑上铁索。 洛寒追上来后，马上发现这个地方有特殊的法则，无法使用外力。云雾弥漫，云梦涵挂在索桥上，怀中抱着一个婴儿，摇摇欲坠。叶子南几人也很快发现不对，他们皱眉问：“这是什么地方？为何灵力不能用了？”林清霄扫过四周说：“这应当就是巫族选择隐居在此的原因。这里地形特殊。” 不能使用灵气、魔气等任何外力，只能靠身体攀登。想要出谷进谷，就只能靠自己体力，横渡索桥。云梦寒已经走不下去了，他挂在铁索上，进退两难。铁索受了力，晃荡幅度越来越大。叶崇玉着急说：“墨儿，我来接你了，快到我这儿来。”林清霄也冷冷地伸手说：“把魔神留下，云梦寒可以走。” 但魔神不行。叶崇玉发现又是林青霄，他快要对林青霄产生反射性阴影了。叶崇玉沉着脸，讽道：“林上仙，云梦汉是我的妻子，我来接妻子回家，天经地义。你阻拦是什么意思？”妻子，林青霄听到，轻嗤：“你若真将她当做妻子，怎会逼她挖心，将她挂在城楼上任人侮辱？” 你这样的人，不配谈爱这个字。林青霄说完，直接走上铁索，要去将魔神夺回来。玉净瓶封印松动，些许魔神元神溢出，魔神借此将自己伪装成婴儿模样，成功降低其他人的防备心。然而，魔神既然选择如此，那么他的能力同样也要被幼态外形局限，也就是说，现在是魔神最弱的时候。 叶重玉见林青霄动手，眉头一皱，用力一扬铁索，纵身跟上，力道沿着铁索传到林青霄这边。林青霄勾住另一条铁索，轻松避过。云梦寒不足为惧，先解决另一人才是当务之急。他们两人在铁索桥上打起来，索桥摇晃得越发厉害，云梦寒已经完全站不住，只能跪倒在索桥上，牢牢抱住其中一根儿。 索桥晃来晃去，上面两人仿佛不知道这里不能飞行一般，越打越狠。叶子楠看得心惊胆战，说：“他们疯了吗？这里可和其他地方不一样，万一失足掉下去，那就真的摔死了。”风雨家作为凤凰，看着这幅场景都害怕，他叹气说：“久闻龙族好斗，我原以为是众人讹传，现在……” 我相信是真的了。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集更精彩哦。